谢谢谢谢谢谢，谢 已過，又到咗離地新聞嘅時間啦！大家好，我系 Titus，我係阿力少，蕭振華。 咁樣呢咁我哋頭嗰五至十分鐘呢傳統上都係讀信嘅。咁呢幾個禮拜呢我哋都聚焦香港。咁所以呢我哋又先去去香港。但嚴格嚟講，今次呢我哋唔係真係去香港嘅，去美國嘅今次。即係點解呢嗱，上個禮拜五呢 d o n a l d Trump 接受白宮外面記者呢採訪嘅時候呢講咗以下呢段說話。佢咁講：Well, some something is probably happening with Hong Kong because when you look at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they have they've had riot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 don't know what China attitude is. Somebody said that at some point they are going to want to stop that, but that's but that'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at's between China because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 嗱，佢呢句説話咧，隨即咧，中國外交部回應就欣賞咧，欣賞，就欣賞咧呢個誒 Donald Trump 咧啊，唔干涉香港內政，一國兩制嚇， <laughs> 跟跟住仲話仲話香港嗰啲係 riots 咁其實佢好高明㗎，Donald Trump 因為有人話咧，就即係應誒美國喺後面搞鬼啊嘛。係啦，即係佢出嚟講嘢，誒我唔係搞呢樣嘢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唔知真係假啦。咁 at least 佢做咗用外交需要做嘅嘢。係啦，佢外交上咁樣講啦。不過我想俾大家咧一個一個 headshot 咧，就係其實我哋之前講過嘅，年七月講過嘅。咁啊。 佢一九九零年三月有個 Playboy 嘅訪問呢就講到呢一個誒八九六四嘅事件。啊，咁啊，二零一六年呢佢係共和黨總統提名候選人嘅時候上 CNN 一個辯論，咁有人問到佢呢個訪問嘅時候呢嗱原來嗰個我哋講過啦，唔多講。不過我想我想帶翻佢二零一六年呢個回應，佢個回應係咁講啊，That doesn't mean I was endorsing that. I said That is a strong, powerful government that put it down. They kept down the riot. It was a horrible thing. 哦，咁即系程度上咧，就即系佢冇反对六四嗰样嘢，即系佢冇反对六四镇压嘅 l y 佢认为六四系一个学生嘅 riot，即系你比较翻佢上个星期五呢一个访问嘅时候，佢话佢话。 Steve had r i o 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at means 六月九號開始到而家。咁其實佢心底裏面佢都係有少少鷹派喎，即係唔怕打啊！即係唔係佢佢唔係打唔打嘅問題，佢係佢係 admire。你要知道咧，佢其實好阿 r e 中國呢種獨裁制度嘅，你見佢同。 金仔幾老友，我哋大家都知啦。 <laughs> 之後大家都啊，傾偈㗎 <laughs> 成日都話要飛，即係個個陣要好過金仔嘅嚇。係啦，即係好明顯你睇到呢就話 Donald Trump 嘅諗法同美國好多主流人士好唔同嘅。亦都誒，我都想覺得其實喺呢度，我覺得其實應該要俾大家一個 h e a d s up 就係其實香港好多人覺得啊，Donald Trump 會幫佢哋啊。 啊，咁貿易戰度咧就會啊，俾有啲着著啊 g i v e give China a hard time 咁，然之後咧就即係蘇 h 可以幫香港爭取民主咧。若果你係咁樣諗嘢嘅話咧，我即係嗱香港香港嘅反送中運動係啱係錯。我哋之前幾個禮拜不斷請國不斷請嘉賓，又或者我哋自己講都講過唔少次啦。但係我會想喺呢度 draw 一。 個嘅 headsup 就係話，你唔好 expect Donald Trump 係你嗰邊嘅人咯，我只能夠話。哦，呢個呢个係嘅，我諗佢純粹係即係佢佢係比較上即係特別啲嘅諗法嘅，同埋佢亦都係即係我諗佢着重做生意多啲㗎，即係佢直頭着重做生意多啲啦。你好，你喺好多地方你發覺佢根本上就唔多點理對方嘅嗰個 嗰個嘅人權狀況啊等等之類，同佢講道德係嘥嘅 s 嘅，根本上就， <laughs> 我覺得都係。係啊，即係同佢講道德係嘥嘅 s 嘅。你而家同你要知道，佢而家周即使我哋一陣間會講誒貨幣操縱國嗰個問題，Donald Trump 講呢啲嘢咧，好大程度上 d r attention，覺令人覺得係想人哋覺得佢係強人，然之後咧就誒就投俾佢，覺得佢係 solve 到嘢。 但其實我哋大家都跟住，我哋其實跟住我哋即刻，其實落我哋呢個 topic，我哋今日個主題嘅時候，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 solve 唔到任何嘢。He just want to draw attention. It's just like a baby。係啦，即係我我估佢咧就最主要咧，即為有人提過咧，就即係香港啲學生個運動咧，就係有美國即係外來侵侵幫手嘅勢力，咁佢好似直接就講咗美國。 咁所以佢先至咧就出嚟咧就係即係解話澄清即係其實即係其實喺某程度上就係話 Donald Trump 其實佢其實就係話緊俾人知美國冇幫手啦。唔係不過或者咁講啦，我我其實唔係好 care。 我其實唔好 care 美國喺香港嘅示威入面有有幫到啲乜嘢？事實上我唔覺得有幫到。唔覺得有幫啦，係啦。根本上冇可能嘅，大佬。若果美國真係幫香港示威嘅，你就唔好用遮嚟擋啦，唔好用遮嚟擋啦。你唔好有啲 sophisticated 啲嘅嘅嘅嘅反恐反恐 equipment 嚇， <laughs> 即係我覺得係荒謬咯，老老實實。可能可能幾幾隻航空母艦唔使入去香港港口啊？ 即係我諗又未必去到嗰個地方嘅 <laughs> 但係我肯定唔會係而家呢一個呢個 quality 咯，我覺得。即如果美國真係幫香港示威的話，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所謂外國勢力其實只不過係乜嘢嘢呢其實只不過係佢哋自己嘅政府解決唔到問題，於是就 blame 人，blame 人 involve, b l a m e 人干涉，然之後呢就幫自己開脱。 香港政府如是，中國政府亦都係咁，根本上就係咁嘅。所所謂即係外國嘅勢力，外國勢力。所謂外國勢力其實就就係思想嘅勢嘅勢力嘅啫。即係其實係其實係揾人賴咯。老實講句，我始終都覺得咩嘢咧？其實賴人咧係人類史上最古老嘅罪行嚟嘅，基本上係 <laughs> 中共政府其實犯緊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古老嘅罪行。 佢冇辦法解決做咩啫？賴美國咯，冇嘢㗎。咁可能自己即係用呢呢個語調咧，就即係外國嘅人士又多咗啲咧嚇，支持率又高啲。即係老實講句，你即係可能未必未必係真係嗰樣嘢，但係佢賴咗嗰樣嘢咧。你香港咧？香港有幾多外國人居住？好多人基本上落地生根㗎啦，根本上佢哋自己都當自己係香港人。有啲人甚至係放棄自己，例如荷蘭嘅國籍。我我記得有個。 區議員好似叫 m 馬文，就係就係誒司馬文，就係直頭放棄佢自己荷蘭嘅國籍，攞中國嘅國籍，希望自己選人帶啲咩出嚟。係冇錯。即係我聽過呢個。即係佢哋自己愛香港到一個咁嘅地步，你唔好你唔好同我講啲乜 bullshit 咩外國勢力干預啊！ <laughs> 咁呢啲根本上就係你做唔到嘢，你賴人嘅啫。咁啊，應該係冇，應該香港嗰壇嘢就暫時未有外國勢力㗎。唔係暫時，我唔認為外國能夠做到啲乜嘢嘢。 <laughs> 可能將來都冇即係即係。 我谂我哋我哋自己加拿大我哋自己都有大把嘢要顾啦，顾你香港点点同你玩外国势力啦，呢啲完全系借口，根本就美国自己本身都好多问题啦嘅。系啦，咁於是呢我哋就主題落我哋今日嗰美國嘅問題啦。美國嘅問題啦，嗱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個週末呢美國連續發生咗兩單 mass murder。 O K，啊，加埋三三十億人死啦三十二，而家去到三十二，多咗一係啦，係啦，咁啊，首先咧，星期六德州 L Paso 一間沃爾瑪發生槍擊案，咁啊死咗廿二個，傷咗廿六個，最細嘅兩歲，最大嘅八十二歲。你要知道喺沃爾瑪發生，沃爾瑪當時。 係啦，沃曼有三千人購物，咁啊後嚟咧就發現個槍手咧叫做 Patrick Wood Crucius，佢廿一歲嘅，一陣間討論個槍手。跟住星期日俄亥俄低層呢個地方咧。 阿 Donald Trump 搞清楚，嗰度唔係唔係同呢度，唔係同唔係同呢度， <laughs> 亦都唔係地通啊。OK，嗰度叫 Dayton，一間酒吧發生槍擊案，咁啊嗰度死十個傷廿七個，咁當然冇二歲，冇兩歲，冇八廿二歲，因為酒吧嚟啊嘛。OK，另其中十四个係槍傷嚟嘅，槍手叫 Connor Stephen b e t s 廿四歲。嗱，今日嘅新聞係乜嘢嘢咧？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就去兩個地方訪問，就慰問死難親屬同傷者。 咁啊，兩地都遇示威嘅，以 Dayton 為例啦，佢哋個口號係咩嘢？?You hatred is not welcome in Dayton，no Trump song，do something。有個示威者直頭咁講，佢話 They are in bed with gun lobby。喂，呢個好似個個個現象，好似同上一次 Pittsburgh 一樣喎。即其實其實美國講槍槍管，基本上呢一個討論其實已經係。 按高詭咗好耐，即係由前總統奧巴馬佢提出要搞要搞槍管，到而家 Donald Trump 好好 hea 咁同你講槍管都係一樣嘅啫。佢至今唯一唯一 ban 咗 ban 咗嘅就係一樣叫 bump stock 嘅嘢，which is 令到一支半自動步槍變成一支機關槍。 <laughs> 係咁多啦，但每一次咁多啦。但佢即係早兩日咧就出嚟講嘢咧，似乎咧就好似有啲悔意啊，又話即係我哋唔可以咧 promote 呢啲誒誒誒 b i i o t r y 啊，又唔可以 promote hatred 啊，一陣間咧就即係 white supremacy 嗰啲都唔可以 promote。r i c h i s 咧其實咧就係呢兩宗槍擊案之後咧生帶出嚟嘅 issue，啲啲人會討論嘅問題啦。因為點解咧？ 兩個槍手，我我唔講 Ohio 嗰個住，,Ohio 嗰個咧好明顯係精神問題嘅啫，佢佢幻想想殺人，即係我諗唔少人都可能會有，不過佢嘅精神問題令到佢操控唔到呢一樣嘢，OK？但係 Patrick Crusius 咧係一個好 obvious 嘅扮智至上主義者嚟嘅，佢喺去 w a r m a r k 開槍之前上傳咗個 manifesto 去一個社交網站叫做 Four Chain。 嗱，呢個 four chan 唔係 Facebook，唔係 Twitter，係一個好少眾嘅一個最主要係 White supremacist 嘅。係 White supremacist 啊，誒嗰啲嗰啲極端主義。極端主義啲人會上嘅一個嘅社交網站。佢呢個 m a n i f e s t o 呢我唔講咁多咁咁多內容啦。佢當中有一句咁嘅嘢叫做 Hispanic。 会 take control of the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 of my beloved Texas, changing policy to better suit their needs. 佢佢成个思想系咩嘢呢？吓，就系所谓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吓，白人至上主义者佢其中一个好关键嘅 theory 咧就系呢一个，which 系咩嘢呢？就系佢会认为白人因为个生育率低。 會越嚟越少人，然之后咧，由外地移民嘅人咧，就會逐一 take over，呢個就叫 great replacement。 就俾呢一啲小數族嘅 replace 咗，呢個就係泛民之上主義成日會用嘅一個所謂 conspiracy theory 一個陰謀論。咁所以佢今次咧就即係佢本佢係揸十個鐘頭車。咁佢其實有好多選擇嘅，就去選擇咗有 p a r c e l 有 p a r c e l 因為咧嗰度比較多呢啲即係墨西哥人，即係西班牙裔㗎啦。咁所以佢去咧就亦都係西班牙人，啲通常會去 shopping 嘅地方就 w a r m a r 啦。係，冇錯。就去嗰度掃咁樣樣。 咁呢個即係威威 Supremacy 嘅源於咧，就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個知道咧，就應該係源於嘅種族歧視。係。咁然之後咧，就因為佢即係誒近期咧、近年咧，好多社交網站。係。咁因為互聯網嘅問題咧，令到好多大家同埋一個 light mind 嘅人咧。 可以用一個好好短好短距離，同埋咧就可以召集到好多同聲同氣嘅人。咁喺同聲同氣嘅人咧，你講一句我講一句咧，令到咧就佢嗰個問題咧就更加複雜，因為佢係廿一歲，其實係好多社會經歷唔係好多咁樣。咁但係可能亦都係即係佢成。百度可以令一個槍手都係廿四歲嘅，所以社會經歷都唔係好多嘅。所以即係即係即主要即係我因為有一個有一個人咧就即係佢家五廿幾歲，以前佢都係啲即係即係。 白大白人主義嘅，咁當時佢話佢後生嗰時好多嘢佢真係，即係唔係好清楚，咁然之後因為某啲原因佢有啲嘢唔預知，咁啊開始咧諗歪咗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呢個威 m a c y 咧，其實係一樣嘢咧，係可以咧喺 social media 嗰度做多啲動作，咁所以今次 Donald Trump 自己都就曾經提過。 有三樣嘢要改革啦，其中呢一樣嘢咧就我覺得幾好嘅，咁佢話佢 social media 都其實係即係 amplify 咗啲類型嘅，咁佢哋會係即係唔淨係唔淨止即係所有即係執法機關咧，甚至乎同一啲 social media 嘅公司 work out 啲 tool，可以令到呢啲嘢事情發生之前咧，我可以避免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佢曾經提過話好多啲 game 咧就好 w i l d 咁佢係希望喺嗰度做多啲嘢。咁第三樣嘢佢就咁有。有時有時對於 game 嗰個問題，我覺得其實個個個問題係嗰個言論自由問題啦。Personally，我唔中意玩嗰啲 game，但係我亦都認同就係話誒，亦都有啲 game 的，而且個好包容，好包容嘅。但係其實但係其實係咪係咪阻止佢哋係咪會形成一個所謂誒言論自由嘅 issue 咧？ 咁所以其實即係好多時，你用呢個方式講咧，好多時你話喂，唔係唔係槍嘅問題，係 parenting 嘅問題。呢樣嘢成日反反覆覆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佢唔同層面，佢即係即係唔好講咁多。即係我諗佢，你講好多理論嘅嘢都係啱嘅。但係如果你有啲配套嘅嘢，譬如佢令到有啲嘢，令到有啲譬如 violence 嗰樣嘢咧，就唔係即係咁。喺喺 game 裏邊，你要記住一樣嘢，個 game 咧。 你系可以 set up 你个 profile，同埋如果你达到你个目标咧，佢系会俾多啲 motivation 你，譬如俾多啲 points 你啊，咁令到佢打到更高嘅层次。咁如果你本身系即系话好中意 v i o l i n 你跟住你一路系咁打落去就更加 v i o l i n t 咁令到咧就即系 v i o l i n 呢个呢样嘢咧，似乎系一个好 n o r m a l i z e 嘅嘢。呢个个系我嘅问题，我谂其实你都要睇埋，我谂其实你都要睇埋就系话诶 violent v i o n t 嗰個問其实系个诶都都。 都 involve 個意識形態嘅，不過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呢個 issue，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話，嗱，若果誒，若果你仲記得我頭先同你講就係話，誒，Donald Trump 響去訪問嘅時候，兩個地方都遇到示威，佢其實其中有啲口號，佢話 Your hatred is not welcome in data，即係 hatred。嗱，我反而覺得誒，呢啲 m e 嗰啲嘢其實好 silly 嘅啫，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其實更重要嘅問題就係。 其因為因其實更重要嘅問題就係 Donald Trump 係咪 promote 希粹咧？嗱，因為其實好多唔同嘅誒嘅嘅 opinion piece，我唔敢講話事實我 whatever 啦，但係的而且確 Donald Trump 響選總統開始到而家，佢其實都不斷喺某程度上用某種嘅 e d 去達至佢自己個人政治目的。 例如開始選嘅時候，佢已經話 Mexican a r a p i s t o k 最新嘅例子就係佢指責啱啱當選入眾議院嘅民主黨人入面當中一啲少數族裔，叫佢哋攆翻去自己祖家，即使其實佢哋當中有好多其實係本地出世嘅。嗱，講真啦，講真咧，其實。 美國其實隨住移民人口越嚟越多，唔同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喺呢度喺當地出世，或者喺嗰度成長，其實係已經係常見嘅。你叫佢哋翻返翻屋企，OK？Where is their home？OK？Which is 就係佢哋美國呢個位置呢個地方佢哋佢哋信佢哋自己嘅宗教，或者或者佢哋自己嘅嘢，或者佢哋自己嘅嘢。當然 我唔排除有宗教信仰系有问题嘅，OK，我唔排除呢样嘢。但系 general 连绝大部分呢啲嘅信仰都都系提倡和平嘅。我哋大家亦都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其实美国近年嘅嘅 mass murder 或者恐怖袭击，其实呢个属于回教极端组织嘅，其实唔多噶，吓系系系。 十零宗，相對於百人之上，六十幾宗、七十幾宗，甚至過百宗，係即佔多幾倍嘅，即係多好多倍嘅。其實係，不過媒體因為某種歧視嘅成因，放大咗某一類，會其實例如係回教黑人嗰啲嘅一啲嘅報導，而將一啲白人做嘅就通單咗，所以俾人覺得哦。 回教極端主義好似比較嚴重啲，嗱呢個就係媒體自己本身嘅 bias 造成嘅一樣嘢當然近年其實媒體喺呢方面有相當多嘅反省。但係嗰個嗰個壓其實已經形成咗咁呢一次其實你睇到啊 El Paso 呢次學呢次嘅。 恐襲啦，我哋我哋係遲啲先講 domestic terrorism 嗰個問題，但係我哋睇到呢次呢個白人至上主義嘅恐襲，你會睇到就係話媒體其實係經過反思之後，開始側重去報導呢一樣嘢，嚇，甚而至甚而至咁，某程度上 which is not good 就係 cover 咗地通嗰個精神問題。 喂，其實即係你講緊呢樣嘢咧，即係即系我程度上都同意嘅。即係我覺得啊 Donald Trump 佢出嚟選同佢家下呈現俾大家睇到嘅，佢係即係未必一定係一個 promote hatred。 或者 promote white supremacy，但係佢個做做嘅形式咧，令到咧佢係即係即係佢即大家相信嘅支持 white supremacy 啊！即係程度上，佢對於希特勒唔係好抗拒。因為佢，因為佢，因為佢抗拒咯。即係例如當初，當初三 K 黨支持佢，佢話：誒，我唔識佢嘅喎，佢支持我啊？哦，誒，冇所謂㗎。即即咁樣，即嗰種，即嗰種咁嘅態度，心意之例如。 響誒佢當選之後啊，一一六一七年七月嗰次 o t 餐嗰次，佢佢玩 blame blame both side 啫嘛。雖然其實個暴力係 white supremacist 嗰度嚟，嗰個人開車撞死一個女人，嚇嗰個人係個撞人嗰個係 white supremacist 嘅，佢都仍然要 blame both side，然之後，然之後 blame 啊啊左翼有 anti 花 a n t 花有 anti fascism。 anti fascism，心意之好多時候華人好多時候接收呢啲信息嘅時候，你睇到就係話，哦，因為啊中國共產黨當政，左嘅一定唔好嘅，OK，於是于是咧就于是咧就高舉右翼。 其實其實上其實好麻木嘅一層如果呢個政治人物同埋一個好 high profile 嘅領袖咧，如果你對某一些嘢默許咧，其實你內心係支持㗎啦係啊，所以其實即係你你講，我用咁嘅演言方式咧，令到大家信服，真係即係就算佢唔係點做，但佢默許咗嗰樣嘢，令到個社會其實咧就好大傷害。咁所以近年嚟咧都係多咗好多呢啲 white supremacy 嘅。其實多㗎，多咗唔少，係多咗唔少㗎。你睇你你睇嚇佢原來有。 數字嘅佢家講家講緊咧，開緊 file 嘅 domestic t t u r i s m 有八百五十宗係咁。以前咧就係即係一年大約咧就有六五六次到 masking 嘅，但係今次咧 masking 嘅。但係今即係近呢幾年咧，嘅 e f f r t 就係去到三十單一年，所以個數字係即係增加幾倍，大佬係咁。所以其實即係我我即係即係我都好好即係即係好我都唔 surprise Donald Trump 出年要選。 係，佢琴日即系讲出早两日讲出嚟嗰啲说话咧，其实都系我谂精心度过嘅。係，佢觉得咧就即系啊，即系 <laughs> 即系几个几个，即系佢诶誒幾個政府部门再加埋啲 social media 咧，要揾一个 tool 就防止依嘢生。 咁同埋佢亦都要即係喺個 game v a l l e n game 嗰度做啲嘢，因為其實好多就算即係你我都同意你程度嘅上個講法，嗱好多 parent 咧就發覺呢啲 v a l l e n game 令到啲後生仔咧就 get habit 住啲跟，u n 即係啲射槍咧就係一個好多。其實美國仲有文化上對 g u 係有一個誒唔係咁即係唔係咁負面嘅一樣嘢。我哋係啊，我哋即係即係我始終都覺得就係話誒。 即係你中意玩槍冇問題，as 興趣唔係問題。我亦都喺我以前誒，我以前嘅工作入面，我亦都訪問過一啲玩槍嘅人。佢玩槍邊度係誒自己自己買子彈，自己自己量火藥，自己整子彈量火藥，廿幾三年前我已經有同朋友係咁啦。但係其實咧，即係呢個唔係問題，我唔係想妖魔化呢班人，但係但係有實質需要嘅，因為美國生活咧。 你有可能係面對一啲問題，你估計唔到嘅，因為佢唔係話咁好似冇啊。其實個問題就係因為大家，因為其實大家都有槍嘛，大家都有槍，於是你有槍，我又一定要有槍，咁咪有 unexpected 嘅事情發生咯。咁所以啊，槍係一個即係，於是咪變成一個 s e 嘅象徵，變咗個其實你講到尾，actually NRA 嘅存在係咩嘢即係叫人買多啲槍啫嘛。即係其實你你你所有嘅 l o b b y i s t 其實個個目的都係想生意興隆。 O K，即係即係即係即係，我諗我哋未必會有，誒我哋餐飲業都有都有 lobbyist 啦，嗱 this not wrong，O K，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唔意識到一點好重要嘅嘢，就係槍始終係殺人武器，O K 呢樣嘢，我我屋企有刀㗎，我我煮飯要用刀，我要切菜㗎嘛，係咪？嚇冇錯，佢都係一個空氣，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實。 日常生活上一個實際嘅需要，所以我唔會要，我唔會 suggest，我唔會 suggest，suggest 所謂實名制買刀㗎，OK？但係槍佢嘅 so l e purpose 就係殺害生命，OK？你你你郊外嗰啲或者你可能需要打獵要啲肉嘅，我唔我冇所謂，但係一定程度嘅管制係必須嘅。其實其實即係亦都因為咁樣嘅緣故，買槍。 對於槍嗰啲嗰啲製槍嘅人嚟講，當然唔會有咁好生意啦，嚇。That's why n r a is here。嚇，鼓勵人多啲買槍啫。但係呢一樣嘢其實係咩嘢咧？其實係變相令到係令到美國社會更加唔安全。於是，我脾氣暴躁啲，我同你一言不合就拿槍辣你。於是大家就覺得哦，呢個方法可用喎。 就 copy 劇，咁其實咧，佢哋都講緊咧，即係共和黨同埋保守誒同埋民民主黨，佢哋講緊咧就即係大家咧都係嘅共識，就要做 background check。但係呢樣嘢講咗好耐，咁但係好似咧就未實質咁進行。咁今次咧好似哦 h i r 個州長咧終於提出咧就係話咧誒誒所謂槍管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咩嘢咧？就係若果嗰個人有精神問題。 有足夠嘅證據證明佢有精神問題，即使佢合法取得嗰個槍械嘅話，執法人員都仍然有權去沒收佢嘅槍械。嗱，呢個已經係某種程度嘅 background check 啦。但其實當然啦，誒，我我好 appreciate，我覺得我好 appreciate 佢哋踏出咗第一步啦。但係距離真真正正一個完全安全嘅社會呢。 我覺得真係仲有一段頗長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 cycle 就 repeat 啊！舊年 Parkland High School 喺 Florida 度搞咗咁耐，咁多後生仔，咁多小朋友走出嚟，誒去呢個呢個 White House 做 a v e r a g 都好似咧俾 n r a 一一打退咗啊！啊，咁所以其實跟住我覺得咧，我覺得都係冇 solution 嘅，咁只不過即係又即係你又喺度嘈，咁跟住 n r a 又走出嚟做 lobby 咁樣，結果咧 n d up 又係乜嘢都冇做。 咁所以其實個社會，如果呢個文化咧，如果唔係即係即係徹底咁改變咧，呢個始終即係嘅呢呢個 i n g 會繼續嘅。係啊，冇錯。好啦，咁啊到下一節嘅時候咧，我哋有兩個 issue 要處理。咁啊，第一咧就係所謂 domestic terrorism 呢一樣嘢啦。咁啊，美國開始有人討論呢個 domestic terrorism 應該應唔應該立正式立法有罰則咧咁樣樣。咁另外咧，其實我。 我諗其實亦都需要討論嘅就係所謂即係嗰個精神問題嗰方面都需要加以處理啦。美國其實係一個我覺得美國係一個幾病態嘅社會。點解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同大家就再傾過嘅。好。